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啊，陷入了这个艰苦卓绝的拉锯战。这几个月的时间啊，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斗，有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啊，描写了这个战斗的场面。 如果大家想这个体会一下的话呢，我推荐下载一个德国人拍的这个电影，叫《斯大林格勒》啊，有的地方呢也翻译成这个《决战斯大林格勒》。这部电影呢，以两个德国士兵的视角，把这场战争的残酷啊，对人性的扭曲，描写的呢是淋漓尽致。好，咱们这个说回正题儿啊，一九四二年的十一月，斯大林格勒城内呢，战斗进行到了最激烈的时候。 崔可夫的第六十二集团军被分割成了背靠伏尔加河的三个小块区域里，通讯联络呢，就是有一会儿没一会儿。那伏尔加河已经结了冰，但是呢不结实，不足以呢让车开过去，只能靠这个人力小心翼翼的渡河运送物资。崔可夫将军的地下指挥部也数次被攻击，形势非常危急。 不过，他对面的这个保罗斯大将也好不到哪儿去啊。德国第六集团军的燃料和弹药一天比一天匮乏，脆弱的补给线还得经常应付游击队的骚扰。更可怕的是呢，这个食物短缺啊。虽然已经开始这个宰杀罗马啊，不过这个德国兵每天的口粮啊，还只有正常的一半啊。大家可以这个想象一下，是吧？冰天雪地之中。 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随时准备战斗啊！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就是德国人他又没有做好冬季作战的准备，那又没有想到这战争会拖到冬天啊！结果这冬天的装备又没给准备啊！包罗斯这个时候就警告希特勒啊，说我们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有这个崩溃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呢不为所动，跟威听见一样啊。 所以，包鲁斯和希特勒呀，这两位这个时候其实他俩就是专门的，是他俩已经根本就是图样图森破，是吧？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占领斯大林格勒，而是能不能从斯大林格勒全身而退了。苏联这边呢，早就秘密酝酿一个大计划，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啊，这就是天王星行动。 这次这个呃计划的这个主要制定者，那是当时呢被称为苏军总参谋部三巨头的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沃洛诺夫啊。他们敏锐的发现啊，此时德国精锐部队全部被牢牢的钉死在了斯大林格勒，在后方呢掩护补给线的是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这些仆从国的军队啊，本来。 这些国家军队的战斗力比德军就是天差地别，而且数量也严重不足。很多地方一个排就得负责两公里长的防线啊，这么薄弱的侧翼一旦被切断，前方的德军就是瓮中之鳖。这个德军德国陆军前任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就经常劝希特勒要注意这个问题，是吧？结果呢，把希特勒烦的不行，于是干脆把他这个解职了。 是吧？接替这个哈尔德的蔡斯勒将军是个比较年轻的参谋官，很擅长规划部队的后勤补给啊。不能不说呢，这个希特勒很擅长通过提拔新人来加强自己的权力啊。因为这个年轻人新提拔上来，肯定对他感恩不尽，也就不会跟他这个唱反调，是吧？所以蔡斯勒刚上任的时候呢，就这样啊，就这样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啊，什么都是老大您说了算啊。可是呢？ 他毕竟是个这个军事素养深厚的职业军人，马上就发现前前方的那个情况啊不妙，对吧？就开始跟希特勒争执起来。与此同时，是吧？前线的罗马尼亚军队也发现了苏军频繁调动啊，要求立刻增援。结果呢，增援没到位，苏联人的行动就开始了。为了这次行动，斯大林可以说是把值钱的家底儿啊都搞来了。 进攻的主力是瓦图京指挥的新编的西南方面军和罗克索夫斯基指挥的顿河方面军啊，再加上一直坚守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另外有一点呢，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苏联人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计划，而且保密工作做得特别好。 连那边死守的崔可夫都是在行动的前一天才接到了通知啊！这两个方面军啊，也就是两支生力军的司令瓦图金和罗克佐夫斯基都不到五十岁，那是从这个斯大林大清洗中幸存下来的优秀年轻将领啊！尤其是罗克佐夫斯基，是吧？大清洗的时候被判死刑，都被拉上刑场准备枪决了，是吧？结果这个幸亏老上司铁木辛哥，是吧？ 伸出援手啊，刀下留人是吧？所以他旁边俩人都挨了子弹，就打他的是个空包弹是吧？哎，就是吓唬吓唬你啊。结果就是可以看出这个大清洗啊，对苏军伤害有多大。更逗的是，这个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啊，罗克索夫斯基领兵上前线啊。当时这个管教是跟他这么说的：犯人啊，你先去领兵打仗。 是吧？关于你的死刑问题，以后再说，是吧？等到罗科索夫斯基晋升为元帅的时候，他这死刑判决都没有撤销。啊，好啊，到了十一月十九号，苏军的进攻首先从西南方面军开始。啊，瓦图金集中了三个足额的集团军，一共八个坦克师、十八个步兵师，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方向发起了猛烈突击。 这个时机选择的是恰到好处，因为几次霜冻啊，把地面冻得死死实实的，非常利于坦克机动。驻守的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只有步兵部队 <laughs> 啊，没没法反坦克，瞬间就被击溃。第二天，罗克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从北啊，叶廖梅科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南，同时开始进攻。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也瞬间被击溃。 到了十一月二十二号，三支苏军在卡拉奇会师。三天前还准备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啊，就这样一脸懵逼的被装进了大口袋。天王星行动堪称是军事史上最经典的战例之一。德国第六集团军的大部、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一部，还有一些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军队。 一共二十六万五千人被包围，苏军行动非常迅猛，包围圈刚一合拢，就在口袋的内外两侧立刻建立了双面防线，既防止里面德军突围，又可以防止外面的救援啊。等着锅里的饺子煮熟了就可以开饭了。这个时候，希特勒正在自己位于贝希特斯加登的别墅啊，这个地方也叫鹰巢啊，修在一座这个。 非常险峻的山岭啊，可以俯瞰国王湖，特别漂亮啊！基本上在德国跟奥地利交界了啊。今天是一处旅游景点，大家有机会呢，哎，可以去参观参观。眼看煮熟的斯大林格勒没吃到嘴啊，二十多万德军反而要报销啊，这个希特勒就慌了啊，赶紧开会讨论对策。蔡特勒这些人就建议让包围圈里的部队啊突围。 是吧？不过这正应了咱中国人那句老话，说不怕没好事儿啊，就怕没好人。空军司令、帝国元帅戈林在旁边儿啊，三百磅的大胖子那戈林之前啊，不列颠空战失败之后就逐渐失宠了，很少这个关心战事，是吧？专心沉迷于这个纸醉金迷的生活，一千套衣服是吧？每天换三身能换一年是吧？玩宝石、玩名画，你干这就完了是吧？结果他还不甘寂寞。 这时候，戈林一看，那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就跟希特勒说：“那说甭怕，那元首不用突围，我的空军能给他们运送补给。”那希特勒打心眼里也不想放弃斯大林格勒，那其实他就是什么也不想放弃，啊德国的军靴踩到哪儿，哪儿就是德国的领土，德国的国旗在哪儿升起来就不能降下来，啊一听戈林这话，这个暗合心意，那于是这个振心甚慰，不顾所有人反对。 命令包路斯统一指挥包围圈内的所有德军，坚守待援，绝不许突围，是吧？那位同学就说了啊，说希特勒和戈林哪来这么大信心呢？啊，其实啊，在此之前确实有一个成功案例啊，半年多前啊。 列宁格勒附近的德米扬斯克，德军六个师九万人被包围，当时就是通过空军每天送去将近三百吨的物资，是吧？最终苏军损失惨重，也没能吃掉这支部队。打那儿以后，希特勒动不动就把这次行动搬出来啊，说明呢，靠空运坚守阵地是完全可行的。 殊不知，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是之前的三倍多，而且呢，空运航线也长了很多。更要命的时候，此时苏联空军今非昔比，虽然还打不过德国战斗机，但是拦截一下又大又慢的运输机，就那个杰 U 五二，那是荣阿姨”外号的啊，还是绰绰有余的。果然是吧？一听说这个。 呃，这个这个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是吧？第四航空队司令里希特霍芬先不干了，那说我撑死了，每天能往包围圈里送一百吨物资，那而包鲁斯至少需要八百吨，那但是希特勒怎么可能听得进去？说这是命令，这个你没有困难你要干，你有困难你解决困难你也得干啊！蛮干的结果很简单。 是吧？空运成了不折不扣的一场灾难，平均每天只有八十五吨物资送到包围圈里的德军手中，最成功的一天也只有二百八十九吨，跟八百吨的目标啊天差地别啊！而且这个补给也不能光看吨数，你得有用才行。 是吧？你你仓促组织起来物资，经常是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很多都是可笑的。比如什么给运运 w a t e r g 啊，运夏季军服。你说你这是帮忙还是添乱呢？是吧？飞机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倒是挺有用的，可以撤走技术专家和伤病号啊。这段时间呢，一共撤出去四万多人。到后来运输机这个飞行员发现。 是吧？这个地上的德国兵实在是太疲惫、太饥饿了，都没劲儿从飞机上往下搬东西了。蔡茨勒听了这件事儿之后特别伤心啊，开始限制自己每天吃的东西，我要跟前线士兵吃的一样啊。几个礼拜过去，他就变得面黄肌瘦，他还不用打仗呢，是吧？而且为了这个运输补给，德国空军损失了四百九十五架运输机，占了所有运输机的一半啊。 第四航空队因为这件事儿差点都被解散啊，所以这次是这个希特勒算是被戈林啊忽悠惨了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啊都没再听过这个戈林的意见。这个时候就有人劝鲍鲁斯啊说，哪怕违抗老大的命令，咱也得赶紧突围，趁着咱们还能走得动，逃出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被这个鲍鲁斯大将拒绝了。 啊，因为这个时候包鲁斯心存一个希望，是吧？这就是曼施坦因元帅，是吧？眼看形势危急，希特勒就把曼施坦因调了过来，啊，指挥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是吧？准备呢救包鲁斯于水火之中。顿河集团军群听着这名字挺唬人，但其实只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核心力量就四个装甲师、四个步兵师和三个空军野战师。 所谓空军野战师啊，就是戈林把这个空军的地面部队临时武装起来啊，这个战斗力非常一般。而这个时候，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外边的苏军已经有十一个集团军，人数超过了百万，就等着你啊来解围呢。十二月十二号。 顿河集团军群发动了代号“冬季风暴”的行动。曼施坦因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力量对比如此不利的情况下，还是走出了一招妙棋。为了出敌不意，曼施坦因让手下最精锐的第五十七装甲军打头阵，不用炮火准备，吧？瞄准苏军防线的薄弱处突然出击，那用虎式坦克组成的重坦克营开路，强行打开一个缺口。 之后呢，不顾暴露的侧翼，强行穿插到苏军后方。一天时间，德国坦克就突破了苏联第五十一集团军的防线，一度逼近集团军指挥部。包围圈内的德军呐，高兴的是奔走相告。 喊曼施坦因来救我们了啊！这个时候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四十五度，很多士兵一天吃不到一片面包。最重要的事儿不是战斗，而是生存。曼施坦因成了大家绝望中的唯一的一点希望。不过朱可夫一点都没慌，是吧？而且呢，他玩了一招绝杀啊！ 一边用一个集团军拦截曼施坦因，同时呢调来两个集团军向德军解围部队的侧翼发动前行攻势，矛头直指负责掩护的意大利军队。元首的意大利盟友再次体现出了强大的打败仗能力。那曼施坦因没救出包卢斯来，自己呢反而面临着要被一锅端的窘境。那曼施坦因能不能创造奇迹？ 包罗斯的命运又最终如何呢？我们下集再说。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